师尊，小心！没事。怎么会是葫芦姑？他果真没死？沈道长回来的真快。葫芦姑来了，还打伤了易辟尘。这纯阳观观主易辟尘，号称天下前四的高手，竟不敌前辈一合之力。 可见所谓的天下十大有多虚妄，不足为信。前辈，乃实至名归的天下第一。我来挑战易辟尘是我的事，与合欢宗无关，也不需要你们为我打头阵。前辈言重了，我们也是听说有此事件大会才过来看看，没想到前脚刚到，前辈后脚也来了。哼哼。 我听说纯阳观号称天下道门之首，可你的武功还不如当年的齐凤阁。 <laughs> 纯阳观从未以道门之首自居，贫道也从未自比齐道尊。阁下武功高强，贫道佩服。只是不知阁下今日前来是为参加事件大会？ 还是冲着纯阳观而来呢？事 <laughs> 件大会不过沽名钓誉，真正有实力又何必赶来参加这一遭？我本以为纯阳观与易辟尘之名如雷贯耳，定有过人之处。哼，如今看来，不过尔尔。哼，阁下如此能耐。 当年还不是被齐道尊打得龟缩在外，甚至放出假死的消息。如今见齐道尊仙逝，便又赶紧跑出来，这算什么英雄好汉？哈哈哈哈哈！你们中原武林隔了二十余年还寻不出一个堪与我师匹敌的对手，居然还好意思这般大摇大摆。我若是你们，早就羞愧的一头撞死了。难为我师尊还以为中原群英荟萃，兴致勃勃地赶过来。 真是见面不如闻名啊！你别听他的。何欢宗明显是知道葫芦姑会来，所以早到一步，消耗叶碧晨的战意，让葫芦姑更添胜算，自己也能捡便宜。嗯。所以袁秀秀故意引我下山，他们与突厥人早已结盟。宇文渊能登基，突厥人出了不少力。 何欢宗背靠宇文渊，和突厥人结盟，不足为奇。你们不过来了纯阳观一地，便大放厥词说中原无人，天下高手何其多，难不成你们全都挑战过了？阁下师徒二人自说自唱，好不快活，不过是给别人徒增笑料罢了。你姓甚名谁？是何门何派的弟子？ 会稽王家三郎，王卓。哦，会稽王家。哼！ 多谢顾娘子相救，不必客气。齐凤阁是你什么人？那是家师。师尊不必遗憾，若徒弟没料错，她便是齐凤阁座下唯一的女弟子顾恒波。她虽功力不济，但还有几个师兄，其中一个不但继承了玄都山掌教之位，还将坤爷毙于剑下。巧得很，他今日也在场。 哼， <laughs> 沈道长，好久不见，别来无恙。晋江文学城，梦溪石原著，猫耳 FM 携手英雄联盟声罗万象联合出品，古风武侠广播剧《千秋》第十二集。 多谢惦记，幸无大恙。你就是沈乔？不错，贫道沈乔，今日得见前辈真言，实在幸甚。可惜家师已经仙逝，否则知道前辈尚在人间，必然万分高兴。 <laughs> 你天资很高，但现在还不是我的对手。 再过个三五年，魏成不能与我一战。但你杀了坤爷，今日既然被我遇上了，我就不可能让你活着下这座山，是吗？ 好沈道长这一剑先声夺人，气势澎湃，果真有山河同悲之相。太快了！沈道长是避过葫芦谷内掌了吗？他能赢吗？葫芦谷比他多了数十年的功力，当年又是能与齐凤阁一较高下的人物，如今重出江湖，沈道长，此刻只怕吃力不小啊！ 机会不大，不能束手就擒。一线生机若能抓住，也能绝处逢生。哼，就这样，哼哼，来，哼哼。 嘿，嘿，师叔的剑气怎么这么快？但内力始终还是差了点。啊，奇梦哥的传人好像打不过葫芦姑啊！喂，怎么办？北周后宫的残卷与我无用，我只记得个大概。如今背给你听，说漏有，但错出于无。 逆水行舟，这朱阳策与你，寸勉强也算我得其四。我应诸天星辰，翻云覆雨，尽在方寸之间。神嗯。 嗯，嗯，师尊，师兄，沈道长，沈道兄，许兄，沈道长。久闻突厥葫芦姑之名，今日接连挑战两大高手，果然名不虚传。 你是燕无师的弟子，听说燕无师在中原堪称高手，与当年的齐凤阁相去不远。何止相去不远，听说琉璃宫为天下武林排名，将燕无师排在第二呢。哦，第一是谁？那就得问袁绍公主了。第一原本不是你。原本？现在看来。 你比齐凤阁依旧差了一筹。哼，齐凤阁已死，难不成这天下第一连死人都能评得上？那这样说来，陶弘景、崔尤望等人，岂不也能上榜了？所以我说原本不是你。既然齐凤阁死了，那就是你吧。哼， <laughs> 沈桥，你很不错，承蒙夸奖。 方才不过是侥幸。阁下刚与易观主交过手，争论起来，还是贫道占了便宜。 <laughs> 若是寻常时候，我不屑穷追猛打。但你杀了坤爷，我若不杀你，我屠九泉之下未免寂寞。你还是去和他做个伴儿吧。师兄，沈大岁，快走！住手！ 世间大会旨在切磋，不是斗殴寻仇之地。 <laughs> 易观主，师傅替徒弟报仇乃天经地义。莫非你也想试一试？放肆！放肆！口出狂言！掌门，掌门！师傅的事，徒弟插什么手呢？就是。多谢各位全力维护，但这是我与他之间的事情，你们不要掺和。 五娘，跟赵宗主回去。师兄。哼。本座的人，岂容你说杀就杀？师尊，剑无师也来了。你们聚会，你，我们走。嗯。剑无师。 就把雪球给带走了。放我下来！急什么？这才刚下了山，万一葫芦姑追上来，岂非白走一趟？别动。 摔下去可就伤上加伤了，我心疼。我还以为你要与葫芦姑交手，我现在与他交手，只怕还略逊一筹，何必白费力气？若要出手，定要十拿九稳的，竹篮打水一场空，非本座所为。你耗尽精力，又受了内伤，应是疲倦到了极点，睡吧。 若退，一道若累，上德若果，上德若果，广德若不足，广德若不足，见德若偷，至若真愚，大白若辱，道隐无名。夫为道，善待且成。 <laughs> 阿乔，这是做了什么美梦？醒来还回味再三的。这里是客栈。哎，你还有内伤，不宜妄动。啊！一醒来就迫不及待远离我，还一副面泛桃花、双目润水的模样。 脸这么烫，必是春梦。你梦见本座了，飞燕。只是梦见与许多人打斗，醒来依旧疲惫的很。打斗是在哪里打？莫不是在床上吧？ <laughs> 燕宗主，若是再这样出言轻薄。 就不与你说话了。 <laughs> 好好，不说就不说。那你说吧，让你先说。不出我这一觉睡了多久？足足一天一夜。这么久？我醒来时，身上疼痛已减缓许多。 多谢燕宗主帮我疗伤，往后燕宗主若有什么需要，但凡不伤天害理，神巧定倾力相助，也不能荒诞不经，与世俗不容。好说，方才已经取过报酬，就不用客气了。再说我们俩什么关系？不必与本座如此歪道。我们俩什么关系？ 我怎么不知道？阿乔渴不渴？哦，不渴。多谢严宗主关心。我看也是，方才你睡着时，我已给你喂过蜂蜜水了。怎么喂的？自然是杯口对着嘴喂啊。你还想怎么喂啊？ <sighs> 难不成你以为是嘴对嘴喂啊？ <laughs> 阿乔啊。 你素来是正人君子，何时变得如此龌龊下流了？你也不怪你小歪，我早就与你说过，合欢宗不是好人，不要与他们厮混在一起。像袁秀秀、白蓉那等妖女，以后见着了有多远就躲多远。我叫阿乔，灵秀清俊，如何能被那些人玷污了？你幻月宗的名声好像也没好到哪儿去。 还有，什么叫我家阿乔？谁是你家的？你说是吗？不知赵宗主他们如何了？我明日便回去看看吧。葫芦姑的目标是你，你走了，其余人只要自己不找死，以他之傲，断不可能去杀那些形同草芥的人。玉生音还在青城山上，若连这点麻烦都应付不了，他就没资格当本座弟子。 你这种替天下人操心的毛病，什么时候才能改改？你如今去了也是别人的累赘，还想救人？再说过了一天一夜，打也打完了，去有何用啊？嗯，燕宗主，自重。阿乔忒是矫情，抱也抱了，摸也摸了，喂也喂了，你身上还有哪处是本座没碰过的？捏一捏脸又怎么了？ 我看你平日也不学闺阁女子涂脂抹粉，脸颊却光滑细腻，不下于她们。若扮作女子，姿色定也是一等一的。先是燕庄主说葫芦姑未死，我还有些不信。如今她真的重出江湖，我失却已仙逝。放眼天下，竟无人能治得住她。世件大会中途夭折，纯阳观横遭变故，只怕江湖…… 从此再无宁日了。你为别人操的哪门子心呢？春阳观没落，不正是玄都山再起的好时机吗？以你现在的武功，早就能将玉哀打得趴下了，重夺掌教之位也不是什么难事。何必为他人做嫁衣裳？你若有此心，我一定助你。 你说话就说话，能不能不要把手放在我腿上？这样很不庄重。哦，哎，这下头原来是你的腿啊，我还以为是靠枕。你， <laughs> 好不要脸！继续，方才说到哪儿了？哦，那纯阳观也不是吃素的，不信过几日你去打听。 小二，来两碗臊子面，羊羹有吗？啊，有有有，一并给您送上。燕宗主，点这许多菜做什么？难道还有人要来？我还不知你喜欢吃什么，便多叫了几。个，来，都尝尝。话说前阵子那世界大会可真是，葫芦姑居然没死。 燕无师出来那会儿，我还以为他也要打一架，谁知他带着沈乔就这么走了。沈乔跟葫芦姑一战已经够惊天动地了，山峰都被削去一半，要是燕无师也来，嘿，咱们还有没有命下山都难说了。哎，幸好燕无师走了，葫芦姑也走了。易观主虽然受伤，但他弟子武功不错，再有各派高手的帮忙。 纯阳观总算没被合欢宗给强并了。啊，你先前还担心来着，这下怎么反倒不急了？我也向掌柜打听了，那些叫得出名字的，没听说谁死了。死的人里也没有碧霞宗的弟子。至于我师妹，我看着她长大的，她武功很好，人也聪明，打不过，总跑得过。 你若是不急了，我倒有一事，想叫你帮个忙。什么事？上山前，我收到了一封信，准确来说，是一封来自长安的求救信。夫君，陛下喜怒无常，多次无故责备皇后，强加罪名给她，这回干脆逼她自杀。 啊！除非我听到消息，立刻进宫求情，我们的女儿天元皇后她，她已经没了。夫君，不能再等了呀！夫人受苦了，我实在没料到宇文云竟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来。夫君，便大夫的提议，我们答应好不好？啊！ 夫人，师出无名啊！夫君，你怎么这么糊涂？你姑娘无需情分，可皇后一死，你就不再是国丈了。宇文宪全府上下是怎么当着陛下的面自杀的？你都忘了吗？你要我们也落到那样的境地吗？随国公普六如坚的大女儿。

陛下，重臣，不见不见。我已将皇位传给宇文产，有事儿你们自己找他说去。可是最终做决的仍是陛下您呐。宇文云单于完了，刚登基就将皇位传给儿子，自己不见朝臣，却在幕后操控朝政。朕不许你们找隋国公。 否则，与齐王同罪论处，听到没？普六如今和独孤氏日不能食，夜不能寐，只好求助边野梅。宇文赟，难道连岳父都不放过？哼，他连父兄都敢下手，更何况是岳父？皇帝若想杀一个人，那必然是觉得此人该死，所谓理由都是借口。 阿乔呀，你这样的性情，得亏没生在公卿之家，否则怕是早被人啃得连骨头都不剩了。我这种性格，别说在朝堂上与人勾心斗角，就是在江湖上当个掌教，都能叫人给算计了去。哼， <laughs> 哎，这就妄自菲薄了，你自有你的好处。 没了玄都山掌教之位，还有许多人愿意与你交往，看中的便是你这个人，而非你的身份。况且，就算你容易被人算计，这不还有我吗？本座在旁边为你长眼，不怕有人糊弄欺瞒你。那么，普六如今到底有何事相求？他的女儿被宇文赟扣为人质，留在宫中。 随国公府出入，具有耳目监视。灭门，就在帝王的一念之间。 这人你帮是不帮？普六如今会来信求救，而边延梅又将信给你，说明他与幻月宗的交情不错。先前你曾对我说，宇文宪可为明主，但后来宇文宪死了，我看你也并不如何伤心。想来已经找好后路，莫非就是普六如今？ 不错，不过你这句后路说的不对。便是没有普六如坚，幻月宗也不会倒。但若没有幻月宗助力，普六如坚想要成事却没有那么简单，所以幻月宗才是他的后路。但你怎么确定，普六如坚必是未来的明主？你不怕他野心勃勃，成事不足，败事有余？ 阿乔是个有主意的人，我说一千道一万，你没与他相处过，终究是不信的。他有宇文宪之能，却无宇文宪之软弱，更有宇文宪所没有的雄心。他现在身处弱势，我若助他一臂之力，将来幻月宗的好处自然不会少。更重要的是，是什么？ 我瞧他比较顺眼呀，哼哼，我看你往后还是不要瞪人了，便是要瞪，也只瞪我一人便可，否则人家定要以为你在眉目传情。燕宗主为何总是歪曲我的用意？你们道家不都讲究随缘吗？你我之间难道不是一段金玉良缘？阿乔为何如此烦恼？ 随缘是佛门的说法，我们只讲道法自然。再说，你我之间充其量也只是孽缘，还请燕宗主勿要乱用词。啊啊！良缘孽缘，不都是一个“缘”字吗？ 枉你修道多年，竟执着于表象。既然齐凤阁已死，我少不得要带你师尊教你开窍。你。 觉得又何苦压抑自己，屡屡否认？阿乔，你有难时，我千里迢迢赶来相救，难道还不足以证明本座对你的一片心意吗？哼，我知道你因从前之事对我诸多芥蒂，不过如今我对你早已换了一副心肝。正所谓日久见真情。 你不是也能察觉出来吗？我不曾见过燕宗主的心肝，又如何知道你换了一副？你若不信，挖出来看看不就知道了？从今往后，这都是你的。你先放开我。 <laughs> 那可不行，一解开穴道你就跑了。我不欲逼你太急。 别打什么相忘于江湖的主意！我要的人，哪怕躲到七风阁的坟墓里去，我也会去挖出来。贫道是修道之人，终身不涉情爱，不欲婚娶。咱们也不是在谈情说爱，你太肤浅了。咱们这是志同道合的道侣，我也没想逼着你娶。 你若喜欢，嫁也可以。你， <laughs> 好了好了好了，不过和你开个玩笑，怎么就生气了？ <laughs> 说回正题，普六如今这次遇到了大麻烦，他是不是明主？你愿不愿意支持他？这个以后再说也不迟。 但我让你同往，自然是有天大好处的。还请燕宗主明说。嗯，先卖个关子。反正你也想还他人情，不是吗？随我去长安看看又何妨？我可以跟燕宗主同往，不过我们须得约法三章，守礼相待。若燕宗主做不到，我宁可独自上路。可以。既然说定了。 那明日我们便启程。 晨雾之际，一眼开九州。冷月抬手，别样于衣袖。梦见了一个我，独下行舟，替昨日少年折来路白虹。不问春身地点，斜雨中，有幸与我肩上。 中花万千信奉，同行。后。 停留，是你踏夜而过，赠我刀锋，幻痴这剑梦，生死情，封锁。